早在这个一九二八年，当时的匈牙利首相久洛就提出一个建立柏林、布达佩斯、罗马轴心的概念，并创造出了“轴心国”这一臭名昭著的政治术语。在他就任匈牙利首相头一个月，就急着赶到罗马，啊，和墨索里尼呢互相大捧臭脚。希特勒上台之后，霍尔利呢跟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，虽然存在着一些外交投机的成分。 但是霍尔利认为，这次德国的变化跟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不同。希特勒要建立一个强势政府，何况呢？两国有共同点：一战的时候是盟友，战败后都饱受宰割，都希望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，而且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两国靠拢的重要原因。吞并奥地利之后，德兄成为邻居，就走得更近了。 实际上，霍尔蒂类似西班牙的弗朗哥一样啊，这兄弟俩呢都是传统的贵族独裁者，根本这个不感冒纳粹的那一套啊，因为霍尔蒂是代表传统的大贵族，是吧？大资本家、大地主、大官僚，而纳粹代表的呢是这个中产阶级啊、小资产阶级、公务员啊，甚至某些穷屌丝的利益。呃，之所以霍尔蒂亲近纳粹德国，不过是想让德国为自己火中取栗。 拿到这个特兰西马尼亚，最好再来个出海口。所以，三八年德国在慕尼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，匈牙利是积极支持并且参与其中的。事后呢，分得了这个斯洛伐克的南部。此后，这个匈牙利的公共建筑物上才重新升满旗，也算是这个收回点失利。在三九年匈牙利跟罗马尼亚领土纠纷的时候呢，德国更是明显的偏袒匈牙利。 两次维也纳裁决，匈牙利先后得到了这个卡尔巴阡地区，后来又迫使罗马尼亚把这个北特兰西马尼亚划给了匈牙利。虽然早在一九三九年初，匈牙利就加入了轴心国，但是在二战初期，匈牙利比较中立。这霍尔利不傻呀，啊，老油条了，我跟你好是为了让你呢给我好处，是吧？这个不是为你这个当炮灰的。 等到德军击败法国之后，霍尔利认为匈牙利该参战了啊，以便在战争结束前多捞点好处。这也这个没办法啊，再聪明的人在利益，尤其是国家利益面前，很难不伸手。有一个笑话啊，特别讽刺啊，这也不是笑话，是真事儿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，德国呢十二月十一号对美国宣战，两天之后，匈牙利根据盟约也对美国宣战。 美国人对匈牙利特别陌生嘛，其实现在也不熟啊。美国人就知道南边有个墨西哥，北边有加拿大，其他的地儿都不熟了。而且呢，美国人地理也不好啊。头段时间这个看一视频特有意思啊，一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美国人啊，北朝鲜在哪儿啊？很多人在世界地图上指加拿大的啊，还有指非洲的、指欧洲的，还有指美国本土的。这也就是限于地球啊，要是范围再大点，指火星都没准儿。 那那个时候，那那更不知道是，什么匈牙利是哪儿，是吧？当时匈牙利驻美临时代办到美国国务院呢递交宣战书，值班的这个国务院秘书呢也是一个新手，所以就发生了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。匈牙利代表神情严肃的走进国务卿这个办公室，国务院这秘书呢说：“谁谁来了喊 g a r 哟，平时不打交道，也就知道有这么一国家呀，他来干嘛？就问。” 说您有何贵干啊？匈牙利代表很严肃说：“我国打算正式跟美利坚合众国宣战。”这秘书懵逼了，哪跟哪儿啊？你你谁呀？你在哪儿啊？说怎么上来就跟我宣战？我这头一天上班，什么意思？然后就问你们匈牙利领导人是谁啊？那匈牙利代表说是霍尔蒂海军上将。哇塞，海军上将当领导人？说那你们国家是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吗？说没有。 我们国家是内陆国啊，秘书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一脑门子汗。说呢，这个霍尔利海军上将他 title 是什么呀？他他名片上印啥呀？你你你不能光写个海军上将，他是国王，是总统，是首相，是是 c a m r r y e 嗯，还是 Boss？他到底是啥？然后这个匈牙利代表说，他的 title 是尊敬的霍尔蒂摄政王殿下。我靠，摄政王啊！那你们国王是谁呀？是吧？是几世啊？这个代表说没有国王。 啊！秘书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，是吧？这他妈什么国家呀？说那那算了，我也不管这个了，你爱是谁是谁吧。说既然那你跟我们宣战，那请问美国和英国是你们的敌人吗？啊！匈牙利代表说不，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罗马尼亚。说罗马尼亚是我们美国的盟国吗？啊？然后匈牙利代表说不是，啊，是我们匈牙利的盟国。秘书这个时候就。 我有枪，我毙了你，你信吗？是吧？我枪毙你五分钟，你信吗？说罗马尼亚是你们的敌人，然后你们跟罗马尼亚结盟，一起向我们美国宣战，我他妈真懵逼了，是吧？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？我实在无法理解。匈牙利代表很高傲地说：“你们美国土老帽当然不会理解我们复杂而微妙的欧洲政治，是吧？你们这帮土鳖连村都没出。”过 对吧？到了欧洲，你们眼珠子都扔地上。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，霍尔利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见风使舵、火中取栗，是吧？这么一种想法，多么的不自量力啊！跟他这个互捧的墨索里尼啊，哥俩是如出一辙啊，脑子就是一堆犟子，毫无谋略可言啊，最终害苦了自己，也连累了国家。花开两朵，咱各表一枝。 说完了匈牙利呢，咱们说说前面一直提到的他的死对头罗马尼亚是个啥样的。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呢是他的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元帅。这个罗马尼亚人的名字都斯库啊，也不知道他们穿啥上街啊，都斯库都开裆。安东尼斯库元帅呢，一八八二年啊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这个皮特什蒂城。早年呢在法国学习军事。 一战当中呢，作为一名中级军官，在罗马尼亚军队服役啊，因为罗马尼亚很快就被德国占领了，所以一战也没怎么打。战争结束之后，跟随这个罗马尼亚军队镇压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啊，就这个一百三十三天的这个共和国。由于安东尼·斯库极端这个仇视苏维埃革命，所以王室对他很器重。一九一九年呢，他出任驻法国武官，兼任驻英国武官。 三七年被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，三八年呢再升任陆军大臣。在此前后，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军，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。二战爆发之后，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，充当他的得力打手。四零年，安东尼斯库在这个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，啊，自任首相。 不久之后，他就迫使这个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。安东尼·斯库仿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方式啊，自称国家领袖。罗马尼亚虽然羡慕希特勒取得的成就啊，但是呢，他在不断的领土争端当中一直是个输家。一九四零年，斯大林为了扩展所谓的东方战线，抢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部科维纳两个省。 就是今天的这个摩尔多瓦共和国啊，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。安东尼·斯库非常生气啊，你他妈这格鲁吉亚小胡子忒欺负人了，所以我得找另一个小胡子帮我啊。就在当年的十月，允许德军进驻罗马尼亚。德国需要罗马尼亚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啊，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普罗耶什蒂油田啊，是除了苏联以外欧洲最大的产油区。 本来在这个战争初期啊，英国也一直在讲千方百计的获取罗马尼亚的欢心，双方都谈好了收购石油库存的价格，架不住这个德国呀横刀夺爱是吧？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啊！这个没办法，地缘政治永远都是国家安全最首要的考虑，英国。 跟着罗马尼亚隔着上千公里，他为我做不了啥啊！所以，一九四零年的十一月，罗马尼亚正式入伙，加入了轴心国。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小算盘啊，他想借德国之手收回被苏联占领的领土。很明显，这个忙英国帮不上，只能指望德国。当然了，这个这个普罗耶什蒂油田啊，离这个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很近。 所以以后这些地儿都没少挨盟军和苏联的炸弹啊！这个咱后边再讲。四一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，那安东尼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，掌握了军政大权。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这个独裁体制，宣布罗马尼亚是军团国家，废除宪法，取缔政党，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。 一九四零年的十二月四号，安东尼斯库在柏林同纳粹德国签订了罗德经济十年合作协定。按照这个协定，罗马尼亚必须按照主要经济产品销往德国的方式来改建本国交通线，并且呢聘请德国专家管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，而且为了适应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，罗马尼亚要降低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比价。 这样苛刻的条件，安东尼斯库都能答应。此后，罗马尼亚的经济就完全沦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附庸，罗马尼亚的军队和经济就都被德国控制了。一九四零年，安东尼斯库获悉纳粹德国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之后，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。 三次前往德国，主动向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派军队参战。他不但保证本国军队将协同德国对苏军作战，还许诺承担这个德军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前往苏联作战的所有费用。谁让这个苏联人缘太好呢？是吧？没有一个邻国不被他欺负，自然也就没有一个邻国不恨他。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啊，安东尼斯库为了跟德军协同作战。 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战争总动员，两大强国之间的小国啊，保持中立固然不易，选边站就更好嘛。安东尼斯库这样做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这个因素，但是呢，他做的太过分了啊，所以没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，所以他本人在。 一九四六年的五月十七号，被苏联控制下的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处以极刑。按照道理讲啊，匈牙利跟罗马尼亚是冤家，加入了这个轴心国，真的是因为什么呢？对方上了贼船，我自己不得不跟着入伙。我不加入，老大就会帮着他整我。所以这俩小弟也真是让希特勒这个老大哥呀操心。 往往这个匈牙利代表团前脚刚走，罗马尼亚代表后脚就跟来，没完没了啊！让西老大头都大了。战争这个爆发之后，罗马尼亚是真实在啊啊，前前后后派了将近六十万大军给这个希特勒帮场子。霍尔蒂呢也不情不愿的凑了二十万人充数。 这俩对阵苏军的时候啊，真的是被当软柿子捏的这个角色啊！而且最逗逼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德国在东线调兵遣将的时候，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啊！用意大利军队或者德国军队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边隔开，不然的话，不等苏联红军动手，他们自己就会打的连渣儿都不剩。可见这两国相互仇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。 跟这个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相比，保加利亚的政策呀稍微明智一点。二战前夕呢，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啊，跟各大国保持友好。这个国家吸取了一战时候的教训，原则呢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但是保加利亚的亲德情绪特别明显，因为这个保加利亚的第一贸易国是德国。 保加利亚军队呢，也主要是采用这个德制武器。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，保加利亚都是亲德的国家。不过战争毕竟是大国之间的博弈，保加利亚不想当炮灰。希特勒看上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了，他是南下希腊的必经之路。于是乎呢，开始全面拉拢保加利亚。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号，德军入侵波兰。九月十五号。 保加利亚声明在军事冲突当中保持中立。一九四零年二月十五号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任命了一名亲德的首相取代亲英首相，这也算是这个审时度势。毕竟希特勒的魔爪啊要伸过来了。随后，德国答应了这个保加利亚对邻国的领土要求。鲍里斯三世的外交政策呢就开始倒向德国。到了一九四零年夏天，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。 九月四号，德军进入罗马尼亚。三天之后，纳粹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这个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。啊，也不知道这罗马尼亚跟德国是图啥。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之后，德国要求保加利亚入伙。四零年十一月十七号，鲍里斯三世跟希特勒会谈，保加利亚表面上同意加入，实则迟迟不签字，并且拖延参加战争的时间。 到了四一年三月，德军进驻保加利亚，鲍里斯三世没辙了，只得正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文件。不久之后，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、希腊的爱琴海、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。这个鲍里斯三世就被称为解放者、统一者，是吧？这个大保加利亚帝国的这个复兴指日可待。 当然了，鲍里斯三世跟德国合作是有选择的啊，他只允许德军经过保加利亚铁路进入希腊。德军入侵巴尔干的时候呢，保加利亚出动军队驻德作战。到一九四一年底，保加利亚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，遭到国民普遍反对。在人民的要求下，保加利亚军队也没有开赴东线作战。表面上看。 保加利亚在德国与盟国的夹缝中颇有斩获，当然后来呢，这些地儿又都丢了。但是鲍里斯三世本人难逃厄运。四三年，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，拒绝了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。回国之后呢，这个他就死亡了啊，离奇的死亡。鲍里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：“我坚信鲍里斯不是正常死亡，那凶手很可能就是德国的。” 盖世太保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